锵锵三人行，周孝正老师，你好。这个周老师啊，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啊。这个人家这么大的教授，每次上咱们这么一小节目啊，你瞧，真专门准备一沓资料。嗯。这家伙这个态度超过了徐子东，不不不不，几条马路。 <laughs> 哎，咱们看看这个周老师今天准备了什么？马尔克斯啊，这叫百年之后不孤独。哎，这个加西亚马尔克斯。 这事儿，徐老师，你肯定这这这家伙感同不不不说感同身受吧？您算是什么？这个意淫太深了。嗯，啊，是我的研究对象，你的研究对象。嗯，啊，而且我看你们上海那朱大可啊，说的那个更极端，说这个加西亚马尔克斯，你知道他说这话，呃，挺挺挺挺阴的，我觉得。他说这个加西亚马尔克斯啊，是一代中国作家的话语导师，中国作家的。 长期以来，马尔克斯扮演了中国作家的话语导师。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超过了包括博尔赫斯在内的所有外国作家。对于许多中国作家而言，马尔克斯不仅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而且是不可告人的秘密。为什么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因为这个《百年孤独》这种名著，它是八十年代初才到中国，那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就是所谓的党的十一三中全会拨乱反正。 是吧？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的党的基本路线。原来是阶级斗争，所以原来中国的我们上学的时候的主流啊，那都是苏俄的那些革命现实主义，动不动要解放你。嗯，哎，对吧？他是那种东西。到了这个，一下就变了。所以那我们那时候就是也感觉非常的深，因为他确实他是八十年代初的事儿啊，而且是盗版。你注意那时候是哎，那时候没有什么版权意识，觉得能给你出了。 能够传播你的著作了，你还要钱？你开什么玩笑啊！你知道我就是到现在，我到处想找这个霍乱时期的爱情，对，爱在瘟疫蔓延时。呃，有这个电影，但是这个中译本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他老找不着。然后后来我们这编辑就跟我找来一个一个资料啊，就说当年呃马尔克斯啊应邀访问中国的时候。 当场给了中国人一难看，因为他发现到处都是《百年孤独》的这种，咱们那个时候没有版权意识，对，都是这个盗版。听说当时钱钟书就在他身边，他当着钱钟书的面跟说：“你们都是一帮盗版贩子。”说是钱钟书听了之后当场沉默不语，很尴尬。哎，说当时听说他就说啊，发誓就说一百五十年我也不给中国的版权。结果到后来听说有一个什么。 新经典呢，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图书出版公司的这么一个人说这个公司啊，就是为了出版《百年孤独》才成立的，所以最后总算把它给磕动了，才拿到了授权。嗯，你记得当年你初次接触这个《百年孤独》时候受的那种冲击吗？这个呃，刘凡啊，那个时候很早就写了一篇文章，说呃，在大概八十年代初吧，就他还没有得到诺贝尔，他八二年得诺贝尔奖的吧 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有两个作家会对中国很大的影响，一个就是感谢马多克斯，另外一个是米兰昆德拉，嗯，都被他说中了，都被他说中了。为什么说我《民报》采访我，我是说所有诺贝尔得奖者里边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感谢马多克斯，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呢，中国作家呢都受呃卡夫卡的影响，就是开始用现代主义的方法写小说。 但是呢，中国人的兴趣，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根基呢，又是写乡村、写民族、国家、政治、文革。但是中国当时觉得呢，现代的这个东西呢，是写城市的、写人的变态心理的。农村土地的主题呢，要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卡西尔马尔克斯给中国作家的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说，原来土地这个题目可以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来写。 这就直接导致了1985年的寻根文学，直接影响了莫言呐，这个韩少功啊、张承志啊、陈忠实啊这一代作家，到今天还是中国文学的主流。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现代主义的技巧跟土地文化，就是这个民族国家的这个东西的相结合。就是当时给人的冲击啊，我听他们作家说，就是说小说还能这样写。 就像人家看了《锵锵三人行》节目，说节目还能这样做， <laughs> 开玩笑啊！但是他刚才为什么讲是一个秘密呢？不仅是讲盗版，另外一个就是，比方说莫尼莫莫言不是好几次提名嘛？嗯，开始他们也就说他受感谢马克思的影响，但是呢，如果说单单他只是受这个影响呢，那诺贝尔奖的委员会不到满意的。后来他们看了他后来的那个《生死疲劳》啊之类的作品呢，就是说，就强调他还是有中国的《聊斋》啊。 《儒林外史》啊，《中国西游记》啊，这么一个神话传统的这么一个影响，所以呢，呃，今天呢，很多人也看到，包括呃，我们不用太完全强调，我觉得朱大可这个讲的有点过分了，就是说话话语导师哈，因为中国这些血液啊，自然而然在里边，就是即使中国作家用卡西亚马尔克斯的方法，用魔幻现实主义来写《透明的红萝卜》、写《红高粱》，写出来也还是不同的东西，哎。 他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叫新型城市化，对不对？叫做城里的人呢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你注意这句话，我估计也是这影响下的。就您说那个，他有土地，他是根呐。嗯。对，但是现在这些作家他不太不太知道，但莫言知道。你看莫言，人家小时候也是在农村。他他他最大的一个影响呢，是在他小说的第一句这个句式。对对对对对。你能把这句读一下？哎呦，我记得这当年我们都都都都是朗朗成诵啊。 小说的第一句，一句就给砸了人了哈，就是说，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将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就是所谓一句话里三个时态，过现未来。 我的天呐！多年以后，到《锵锵三人行》五十周年的纪念日的时候，窦文涛会回想到他第一天做节目的时候带的那个小百叶结。嗯，哎呀，真是， <laughs> 真是，这这惊世骇俗。后来呢，很多作家用这个句式，比方说《红高粱》，红高粱男主角那个土匪啊，他不就抢那个女的的轿子嘛，手伸进去摸了她的脚，这个时候作家就跳出来说，这一摸哈。 就改变了这个于占鳌，就这个土匪头子后半生的命运。这个照说哈，在写小说里是个大忌，就等于是一场比赛，你看到一半，嗯，我就告诉你，最后二比零，就是这个球决定胜负。这个是很扫兴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把故事改变了，他把我们从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变成了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啊，就是说他他，因为本来这个我们看球，你有一个实况跟重播，故事都是有一个你是按现行发展和事后回顾，他就把这个两个结合起来。后来那个刘恒的那个伏羲伏羲嘛也是，这一男一女在田里啊发出了那种欢叫哈， <laughs> 这个欢叫，叫后来想了几十年， <laughs> 那人们就一直知道他们不是一夜情。 他们后来一生死就是这个爱情，就这种跳出来这个句法，多年以后人们会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初进入中国的情况。对，哎，就是创造话语，对，创造语言。其实我们小时候听故事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所谓的宿命论，为什么？都都定下来了。你比如说《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三十二、三十六个天罡，七十二个地煞，包括《红楼梦》，对吧？对对对对。哎，他都他都有这种。 就是就是就从小就觉得定下来的，就前叫做哎，就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有一个天，对对。包括，但我们那个时候画本的时候呢，是这样说，这也是何该有事， <laughs> 对吧？什么什么你进去了，但是他不会说，当第一次见到贾宝玉见到呃林黛玉的时候，他不会马上说，多年以后唐宝玉进庙的什么什么什么，他不用这样的一个手法来写。 对不对？所以我就你看，他这个文学史上有这样的人。你虽然说每年都评诺贝尔，我就发现这个诺贝尔这个文学奖啊，他这个某怎么怎么说呢？人跟人还是不一样。像这个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几乎是我觉得属于最高档次的一级了，就是影影响了他。不，他还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开辟新大陆，因为他是哥伦比亚作家。 说实在话，诺贝尔奖的得奖的很大，大部分都是欧洲作家，英语系的作家。他以后呢，博尔赫斯啊、略斯、呃、雷萨啊，什么什么有，但当初他是第一个，就是南美国家，一个小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我，你这是很少。我当时感觉就是给我们插上了幻想的翅膀。嗯。其实，当然，过去中国作家写小说也有幻想，但是他那个幻想啊。 我就记得，就比如说，好像那个里边我都忘了情节了，不，好像忘了一个他的姑姑啊，还是什么农村妇女晒晒衣服的时候，晒被单的时候，噌就飞走了。哎呀，这是他的那一种，就一下就啊，就那小孩伸出猪尾巴，哎，然后呢，谁谁谁那个上校嘛，小孩特别多，对有些七功能他那个其实幻想呢，谁哪个国家文学都有，我们的《西游记》一大堆的幻想，但它区别在什么地方哈？ 就我们一旦有幻想的作品以后，就说它可以长生一个鼻子了，它可以有个尾巴了，它可以一跳了，谁都魔幻。但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往往只写一点小的东西的魔幻，而其他的周围东西都现实的。其实要说这个方法，我要说回来还是卡夫卡，最典型的这种写法就是《变形记》。嗯，你想想那个他变成甲虫以后哈。 他余下来的感觉都是人的感觉，嗯，你明白吗？人变成虫了以后，他在想我怎么上班呢？我衣服怎么穿呢？我下面的人是怎么样？照说你变成虫呢，牛魔王，我们这个这个这个铁扇公鼠，你就不想这些问题了。他一定要把一个魔幻的因素放回到现实的环境里，嗯，这样现实就更加现实。这个对中国作家启发很大。你像我们搞社会学的，我们一般不喜欢看小说，嗯，电。 连续剧，对我们认为那都是瞎编，对，因为我们最认为最有，呃，我们认为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就是马克吐温那句话，说啊，现实发生的事儿是最有魅力的，为什么？他不用考虑合不合逻辑，你编一个故事，你得考虑合不合逻辑，对，最有名的就是九幺幺，是吧？两架飞机撞那世贸，四百多米，一百多层，一家伙撞他那黄金分割点。 上门大约是四十，完了几分钟烧化，用四十百分之四十压垮百分之六十，包括地下室七层。当时那个设计师都是顶级的设计师，他没想到九幺幺你要是不是真的，而是小说，人家就会说这小说不可信。对，没人编，魔幻现实主义啊。但是真的里边还真的就这么魔幻。所以说咱们接片广告先啊，锵锵三人行广告直播间。哎，咱们来看看他的这个照片啊，这个加西亚马尔，这是六十年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长这个样子。 你再看下边，哎，这是七十年代的时候，好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拍的。再看，这个是得诺贝尔奖，得诺诺诺贝尔奖。再看下边，这个他是跟呐，这是不是那个劳尔卡斯特罗？哎，那个在一起啊。然后再，这是跟克林顿，呃跟克林顿在下边。哎，这就是说明星一般啊，他出现在哪儿啊？这就是这种这种场面。 这是呃去世了，这媒体呃堆在门前。这个我我对他的这个生活细节我还有个记忆，这个人每天呢，这个这个好像是说喝四十杯这个黑咖啡啊，就是就是啊不是抽四十支雪茄，抽抽四十支雪茄，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就就就就就就就写小说。嗯，他出了名以后，据说一年接全世界的邀请一千个以上。 全世界邀请他，全世界邀请他，邀请他一年就得一千多个。这报纸介绍说他，他他夫人说，嗯，那就是大忙人啊。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魔幻现主呀，他得有功底，对吧？什么？你比如说，你像这个莫言学他。 对吧？写一个蛙。人 <laughs> 莫言承认学他了吧？对啊，当然承认了。 <laughs> 莫言说要早知道有他，他就知道小时候还能这么写，他就写《百年孤独》了，是吧？是吧？人家很谦虚，也很幽默，是吧？所以说他写那蛙，我看的就是魔幻现实主义。为什么他有功底？功底就是计划生育。你想计划生育搞了这么些年，原来是两个正好，啊，吧？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突然间就一个好，两个就多了，完了就开始搞独生子女，完了就开始该留不留，我就八房牵牛。 该引不引我抓住捆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我就龙卷风我宁增十座坟不增一个人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这都是中央台播的口号啊后来中央下令把这野蛮的口号刷掉基本都刷掉还没刷干净呢所以说所以说呢我觉得他那挖为什么人民文学也给他评了呢对不对他那挖就是魔幻现实主义他的背景非常的深厚哎所以所以现实啊就是 <laughs> 有时候比文学还魔幻。 没错，所以今天很多人看用了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概念，再看今天中国的现实啊，真是比文学还要魔幻。没错，哎，魔幻现实主义就是中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就是中国的现实本身，对，是吧？这个太魔幻了。这个这个就，但是呢，从作家来讲呢，他还有两点使得中国作家非常羡慕的。第一点就是他这个《百年孤独》这么难读哈，他一点不是通俗小说哈，全世界销三千万册。 就是这是很少有的，有很多作品，比如， <laughs> 呃呃呃，William Faulkner、James Joyce，那是非常好，Proust，但是它的销量都不大的。那时候大学里面的，他是全世界销这么，今天在中国作家都知道啊，只有 <laughs> 郭敬明啊、金庸啊才销得多。很多好作家就是说这个叫好不叫座嘛，对不对？已经都甘于这么一个情况。可惜《百年孤独》提供了一个范本。第二。 很多都说作家要做得好就要本分就写作，嗯，可是他不是哦，他是左翼革命家。那是吗？对啊，他的整个你看他跟卡斯特罗交朋友，他尖锐的批判南美的很多政权，他对阿连德就是那个皮诺切特，他一生跟他做斗争，他自己认为他的政治起的作用非常之大。你看，你看他还跟很多政界人物，他一生坚持他的左翼的观点。 这个跟今天很多作家就非常羡慕啊，就觉得怎么能够作品写到这么受欢迎，又这么好的纯艺术，但本身又能坚持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用我们今天讲，他是一个最大的公众知识分子，公知啊，他对世界上很多事情表态啊就所以说是这点真是很多中国作家非常羡慕的。所以说他《百年孤独》据说在中国也卖了二百万。 你在中国你卖，在中国也卖了二百万，你不说全世界达到三千万？三千万，中国都二百万，你想了得吗？这这是八十年代吧？对，这就这就是不是这就是档次的问题。你像现在很多作家市场化是吧？过分的工业化，哎，完了要吸引眼球，他也不管什么眼球，反正能赚钱就行，是吧？美丽大眼睛可以，贼眉鼠眼咱也吸，咱要一个脸熟嘛。所以说他档次低，我觉得现在现在应该说就是闷声发大财。 对不对？赚赚了我，你像那个什么什么《小时代》什么的，那对于对于我们那代人都是格格不入，这都什么档次的人了？居然还让拍电影？嘿，这这这么好的题材，也不是偏见，吧？也不是偏见，我觉得应该说是时代的烙印，这叫代沟。哎，今天的读书人呢，他已经把这两个放弃了，就是说，你要么像《小时代》这种，那我就不写，那我就清高，政治的东西我惹不起，我我我我没有话语权，惹不起我躲得，哎我躲得起，所以你看。 中国的这一批作，刚才我讲的中国这批一流作家，现在都在往后退，所以他们与其白白羡慕感谢马克思。我们不如看一点实例。中国最接近百年孤独的作品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嗯，他是几个家族、好几代，国共日本，一直到文革，中间还有魔幻因素，有一个老头子好像不老的，每次都能预见事情的，连文革都能预见到。 这么一个复杂的历史，可是你想想，他的小说也不错啊，也得了茅盾奖啊。可是你看看他后来拍成电影的所有的境遇，对不对？嗯。整个电影斩掉了。对。到了一九三零年以后都不能写了，中间的国共那个这些复杂关系都不让讨论了。就是说，当然了，我不是说《白鹿原》就像《百年孤独》那么好，但是他在格局上是往这个方向努力的。对。但是给人给人砍的不像话了。 没错，就是就咱要弄这个，也是支离破碎，也成了这个魔幻现实。所以说你也不能就是说还是个互动嘛，就是你不能完全说这作家，你不说小时代，人家就骗了大钱了，怎么 <laughs> 骗了大钱，那当然了，你他骗八零后、九零后还不容易啊。最近苏东在我们学校演讲就讲，小时代是一个多么好的名字。 对啊，人家也没想大， <laughs> 可惜没人这样用。人家这个名字 <laughs> 是谦虚谨慎，我没大呀，我就说我们那小圈子怎么了？多样性嘛，差异是宝贵财富嘛，你不许说我们吗？人家还是有自知明的，但是他但是他一切的一切就是骗钱，嘿，有了钱了，我就是大爷，你们就爱怎么说怎么说，你们是葡萄吃不着葡萄，告诉葡萄酸的。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意思，叫闷声发大财，知道？发了大财了，奢侈啊，腐败啊，高档消费啊。 炫耀是消费呀，对不对？你像北京的汽车，一台得得到几千万。哎呦，在原在原来的老一代人里头，有钱都不能这么花。为什么叫烧包？在说我就是烧包，怎么的呀？真是对不对？所以说他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心态比较浮躁，比较应该说说的严重叫溃败，就是烂掉了。所以说你现在能出莫言就不错，但是莫言人家也六七十岁了吧？嗯，你等到将来以后就是小时代的天下了。对， <laughs> 那那很可能。 现在咱们去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有些时候啊，这个某种写法啊，可以叫一语点醒梦中人。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就好比冯小刚就讲啊，是你比如说王朔，这个因为王朔应该是是首先创造了这么一种写法，对，哎，这么一种语言，哎，但是你看冯小刚他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哎，这东西我也能写，你明白吗？有些体验呢。 也都在，甚至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但是我们不会想到说这个开天辟地，哎，这东西能够入文，或者能够小说能够这么写。包括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种魔幻现实主义，你也会发现呢，他也不是胡乱这个什么，当然不是独创的，对吧？而是人类的某种共同体验。因为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学的拙劣，但是你只要看得几行，马上啊。 你能跟着走，你思想里你能跟着走。严严严格说来，我都不想用“学”这个词。我觉得作家之间是互相受启发，哎，就是一种话语。当然，中国作家写的是自己的事情。那这个“爱是爱在温郁蔓延时”啊，不，我不不敢说啊，这个一说不是剧透了吗？没没事，说就说。这一男啊，那男的爱上那个女的，爱了五十年了。 这个那个女女，后来他们五十年后，等到那个女的的老公去世啊，他们最后爱情还在一起。那个隐喻就是爱情跟疾病一样啊，折磨人，但是它是一种尊严。可是这五十年里边啊，我跟你讲妙的很。这女的呢，就是跟一个有钱的医生啊，丈夫啊，过得很优越的生活。这个男的说呢，我不能得到她，我就要纯洁的活着。怎么纯洁法呢？ 天天换不同的女的， <laughs> 最后换了两百六十几个， <laughs> 每个都记本子。但是他一次就是说我爱的只有那一个。旁边的人一个，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着旁边说：“哎呦，他什么都没耽误， <laughs> 什么都没耽误。”但最后那个隐喻很很精彩，那个船长就说这个有温玉在，就呃那个两个老夫妻就这么爱情。嗯。背后的主题就是，爱情是一种疾病。 <laughs> 哎我记得，我记得。有尊严的疾病。我记得，哎，周老师，像您这研究社会学的，这玩意儿您也感兴趣吗？不是，我们也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了社会啊，那您觉得这个文学对社会有什么用呢？没有就跟有人问爱因斯坦似的，说你研究相对论有什么用？爱因斯坦说，我高兴。 <laughs> 老老用功利的去问，那就档次就比较低。接下来为您播出。 文明启示录》。有钱难买乐意，你说我就高兴。那么相对论。